锵锵三人行，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谈瓜农呢，还是该谈这个东兴啊。就是这个呃，这个人三十三岁，嗯，东兴这个闯到计生局，嗯，闯到计生局，拿这个刀啊，五十公分，我觉得像是一种柴刀。说他这种刀啊，砍几刀就能把这个碗口粗的这个树啊，嗯，给砍断。就拿这么一把刀上了这个计生局，二死四伤。 其中一个女的，好像是计生计划生育这个副局长，嗯，拿这个左手挡吧，嗯，你想她多大劲儿，一刀左手就砍断了，斩断，然后现在讲，哎，这这叫有句话叫“精神病人思路广，弱智儿童欢乐多”， <laughs> 就说他是精神病， <coughs> 也呃疾疾病这个史有这个精神病发病史，最早的传说呀。 但但现现在很多事儿都还在调查。最早的传说是，像是莫言小说里写的情节，就是说他老婆给强制的抓去引产，嗯，结果孩子大人都死了，这是最早的谣传。嗯，但是呢，实际上呢，实际上呢，他什么原因呢？实际上，除了精神病以外。 实际上不知道什么。 <laughs> 你问我，我问公安局去。那我我也不是正在调查呀。那在计生委，那这肯定是跟计划生育这事有点关系了。他是还是毫无关系，随便毫无目的的。听说是有是吧？我记得看到说还是有关系的，跟计划生育。而且他这个人是有超生的是吧？有超生，没有交社会抚养费。他是一男几女啊，就是呃这种啊，在民间的很很很多，就是呃，你看先后生育一男三女。 啊，没有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嗯，现在很多名人也没交呢，是吧？ <laughs> 所以，哎，就是正在调查呀，现在正在调查，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可是你不觉得这个这个，我我昨天说“图穷匕首现”呢，这个拿刀，几年前出现过一阵儿新闻，呃，这个这个涌呃涌动，那个时候更恐怖，你记得吗？就是。 呃，我那个他们叫五疯子，拿着刀往幼儿园里去砍孩子，对，三年前，一连串，三年前，对，到后来我们电视台都得到通知，这个事情媒体啊，我们应该有个公约，嗯，不敢再报道了，嗯，这中国都到这个程度，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说，你再说呀，不定哪偷了，模仿犯多，模仿犯多，砍的是孩子啊，啊，现在砍大人。 所以那个北京机场那个爆炸案的那个事情讲的时候我其实就隐隐有一种感觉，就就事论事呢，那个人挺值得同情的。但是他们去调查他的整个事件哈，是因为他在机场闹了那么一个大的事情。那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他因为他做了这个事情，他们就对他以前的冤情就特别重视的话，那不是隐含那个危险？ 就是很多人走投无路了，也这么去做嘛？ <laughs> 对啊，所以这里面有个就是觉得蛮可怕的一个危险。呃但是呢，这个草根网民们碰见这种说法啊，这往往还是就是这种就说是有一些评论者作为理性思维去这么想问题。但是我就发现他们在网上也有经常对这种说法有一种反驳，就是说，哎，徐子东你。 跟他们模模仿一个，比如说该让你当大学校长，愣没让你当，你去自焚一个给我看看，嗯，或你去效仿一个给我看看，那是要拿命来换的呀，那那么那么他们就会觉得能拿命自己不要命的这个人，他不是给逼到一定程度，或者不是到到就咱昨天我说的生不如死，他又怎么会不惜这条命？你看，这又是一种观念，这又是一种观念。 不过这里面现在有一种恶性循环。嗯，这个恶性循环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很多要维权的人，很多要上访的人，有冤情的人，有诉求的人，他觉得不诉诸一个激烈的行动主张的话，引不起注意，当局不管我。那么反过来呢，地方政府或者很多部门。 他们的做法是什么样？他们的做法是尽量，他们所谓维稳呢，有时候实际上操作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嗯，其中一种类型就是，呃，不要出事儿。我这个地方，我管这片或者我这个领域，不要出事儿。出事儿的话，会影响我们这个部门的形象，会影响我们官员的仕途，所以尽量不要出事儿。所以一旦有人来闹，小闹的话呢，他们也有时候呢，就能解决就解决，不解决也就尽量把他弄到一边去，别让他闹出事儿。 但是如果对方闹大一点的话，他们有时候会很奇怪，会反过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来给你赔偿，你该怎么办？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也有的就有时候也遇过一些地方，真的是只不过是私人纠纷嘛，就比如说一些业主，呃，说这个物业管理公司跟他们有纠纷，结果物业把这个呃水停了，没水喝了，结果怎么办？结果地方部门呢出动消防车送水去。 那本来是不关他们的事儿的，就是因为他们要稳住这个局面。那么当这种状况也形成之后，它也等于告诉给大家，其实政府很怕事儿。嗯，你不闹呢，我你你要是闹一闹，我赶紧的就给你处理好。所以也会有这样的逻辑，是双方都有一种反向的逻辑。而这个反向呢，变成了一种不好的互动。嗯，就是不，其实香港也有。 我我们大学就像你讲的大学里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比方说同样这个人写了这个呃五本中文书，那个人只写了一本英文书，但是先生那个一本英文书的，那有很多香港很多的老师啊，海外回来老师就值得不公平就算了，他们觉得这种事情讲也不好意思，当然也有些老师呢，他就去闹，他就去找校长啊，写信给各种各样的，就把这个材料摊开来啊，在那闹。 闹了多少有点好处的，嗯，下一年呢评论呢评重评他这一年不会翻，但是下一年评的时候呢，对这个人就会多注意一点，哎，他因为至少他的声音被听见了，当然这个事情跟我们讲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暴力事件是是完全不同性质事情，是，但是它中间有相同的地方，就你以前说的，就会哭的孩孩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有奶吃，但是呢。 你知道这个会哭的孩子，或者说就是像像这种激烈这个手段的人啊，他不管媒体报多少啊，他毕竟是极少数，对吧？这是极少数啊，不可能是大多数。但是你知道，我最近觉得这个现代化，咱们老提什么现代化、中国梦啊，其实我觉得现代化的一个标准呢，是多数呃慢慢不聊了，越来越多的聊少数，甚至是聊个人。 就是我觉得这是越来越文明的一个情况，而且你看啊，咱从世界大势讲，美国碰到这个问题，从国内形势讲，中国政府碰到这个问题是碰到什么问题了？碰到极少数的问题。过去我们老爱用一种大多数、主流、宏观去把握世界潮流，这方面老毛最在行，对吧？但是呢，现在你看情况不一样了，美国突然发现了大炮打蚊子。 拉登也是极少数啊，对吧？这些各个基地组织也是极少数，甚至波士顿爆炸的那那俩孩子，那更是极少数。可是你看这极少数啊，老鼠翻大博大象，它能够让让你这个社社会这个这个发生非常大的动乱。好，你看中国现在的问题也是啊，出现这些事情，特别是你有了这个网络社会啊、微博社会、微信社会之后啊，一个人，你觉不觉得？ 他能顶当年的一支军队，你就说这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恶性事件传播开来之后，他对人心的这个影响，我觉得抵得过当年的一个局部战争。那你看，这但这个就说明了一个什么？尤其对中国来说啊，我觉得特别难办的就是啊，我们现在对这个少数人呢，这个社会是经常是遗弃的、忘记的，或者说完全就是呃照顾不到的。比方说。 计划生育，这个，这个这次广西就是计生局，咱不知道他是不是超生啊。但是我就由此而想起来，说我们中国计划生育还说是为世界做了贡献。可是呢，在这个里面受伤害的无数个这种少数个案，对你来讲，对社会学家来讲是少数，对他来讲那可能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你这句话就很说明问题。 你说了，刚才说了，就叫无数个少数，那这是说明什么？那说明这个少数其实有大多数非不是说大多数吧，有很多很多的数量都有潜在的问题，所以它不是少数。我这个事情，波士顿爆炸案也好，这个事情也好，之所以大家公众关注，两个原因，一是大家普遍害怕，因为如果有人可以随意杀陌生人的话，嗯，他可能。 明天你都会碰到，你毫无理由的，你坐在一个厦门的那个纵火案，那每个坐上巴士的人都在想，哎，我这个车上会不会有一个也有冤案的人？那我今天也别。所以虽然是极个别的事件，但是他可能威胁大多数的人。这这是一个。第二，他的冤情又更不在少数。你不讲计生委也好，城管打人也好，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不公平的司法不公，那又是多数。所以你讲的是少数，其实。 是多数的潜在的可能。从另一方面来看，其实我觉得有意思是国家的逻辑在对付这种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办的？他的一个逻辑方向是什么？每回发生这些恶性的事件这种东西，呃，官方部门的讲法或者官方媒体的讲法，总是说这是极个别的事件，嗯，这是极少数的事件。那么为什么要这么谈呢？当然就是为了强调大局还是很好的。我们现在正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中，对呀，这些都是极少数的事情。OK，但是，呃，这个讲法似乎想 play down，就是说把这个这个事情的意义减低一点，让它显得没有那么恶性。嗯嗯嗯。但实际上呢，你刚刚讲那个极少数的重视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少数的事情？不只是因为少数的人他的杀伤力可以很大，而且是因为这些少数。 有时候是一个个案，你能够看出一些潜在的社会的机理的问题，看在一些文化上面潜伏的东西，是透过一个个案来看的。那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喜欢强调这些个案都不重要，这些个案是极少数。但是另一方面很有趣，他在另一方面是完全相反的。你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些安全部门的，包括公安的这样，他们办案的时候，他们办案方向是怎么办？ 他们通常或者是政府一碰到这种事情报复社会啊，或者怎么样，他们很本能的想要诉诸的逻辑是，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组织？嗯嗯嗯，就他其实另一方面又不相信少数。你刚刚讲的是个体的力量，但是中国我们几十年来传统的政治思维，使得我们在思考很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想他是不是有什么组织，他背后有什么人，他常常联系谁，他跟看什么东西。 他在什么网上泡？那些人跟他什么关系？一定是往组织方向去思考。但是对这个广广西这个杀人凶手，我估计就是说，他是什么组？织他是哪个精神病院出来的，对 <laughs> 吧？他哪里买刀的？对，那没有没有登记。是是是，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个广西东兴的这个凶手，当时在街头有这个照片，我觉得抓他呢，怎么像是那种？ <laughs> 你你再看下边，可能是用一种长杆儿啊，你看他拿刀嘛，因为对对对，用用用这种方式抓人，这个先打掉他的刀相。所以你说，当然他是不是有精神疾患，这咱都不知道啊。但是由此啊，确实是计划生育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说计划生育哪怕是没错啊，可是你知道他有一种人，你这少数人你不关心他，像北京一对夫妻。 这个老头儿八十七，老太太可能八十三，都八十多岁了。好，两口子呢就说去养老院，去养老院呢，到北京任何一个养老院，疗养院说啊，你们俩到这个疗养院呢。 首先问的就是，你知道中国人要疗疗养疗养院，就是说什么有的是你你必须能自理啊，你完全不能自理的，那我们不收。还有什么你一半能自理的又怎么怎么样？然后这老头老太太就说：“嗨，那你这养老院我们要都没事都好好的，要你们养老院干什么？”嗯，这就不说。最要命的是，你们要有赡养人签字，呃，要担保啊，这个赡养人还必须也在北京。 要不然我们不收你们俩养老。可是你知道这牵出一个什么问题啊？牵出老两口这个伤心事啊！十四年前，他们的独生儿子急性心梗已经死了。而这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啊，第一波响应国家号召，为计划生育做了牺牲的。就说那个时候开始说一胎，我们就生一个。 但是生一个，这是很多是白白发人送黑发人呢，那他没有儿子了，没有儿子，他的养老问题，说谁给咱俩养老？要是到养老院，养老院是按照这个，这就是计划生育国家规定，国国家养老方面又是这个规定，就是说你的赡养，你的赡养人呢，他没有啊？国家规定的就是说国家的养老院就。 老人必须先有赡养人，才能到养老院。是私人开的，这是他自己定的，是吧？他自己定的这个土政策吧。 这应该不是国家政策。呃，养老院现在很赚钱啊养老业在中国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一个一个行业。嗯，我我都去呃参观过各种各样，有有非常豪华的，有普通的，有的更另外一些场面是子女很多的，也把老人送来的，这样也有。那得是那种可能是有钱的啊，这老两口哪这生活无依无靠，是哪有什么钱呢？办政府机构的或者是政府。现在刚刚说了嘛，为了这个事情，这个他有。 有一个还是也也是一个挺有爱心的一个爱心机构，跟北京四百家养老院的首批才十家达成一个共识，叫单划出啊五十个床位，嗯，专门给这些叫做失独老人，就是失去了独生孩子的老人，一个赡养区。你看，这才不是五十个，我但我不太理解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们来养老院。 呃，你们先证明你们有人养，你们才能养养老院。 <laughs> 他要有担保嘛？ <laughs> 担保吧。他就像美国，你申请信用卡，你要你最初申请的时候，但是这个是如果是官方养老院的话，那是一个社会福利啊。如果是社会福利的话，担什么保啊？这老人家没有孩子才来老养养老院啊。 <laughs> 是。那就相当于你比如说，好，你现在这个呃呃，你说你没有钱申请失业补助，但你要先担保，你户口有多少钱？要不然我失业补助不给你，就同样的道理嘛。 这个逻辑是个这个呃军规二十二条嘛，是很荒谬的逻辑，就是很荒，这就是很荒诞的一个一个制度，就是包括你说啊，好这个计划生育，我再说还有一类少数人，我今天看材料，你知道就是他这个少数人数量也在千万以上，至少中国的少数人家就是一个国家，叫什么呢？就说好一个女孩子单亲妈妈，就是她未婚先孕，她。 没法，就是就是他他他等于他不是结婚，他生了孩子，你知道这种啊，呃，一方面是道德上，你就根本你就缺德，再一方面呢，你那个上户口，但大家都知道你没结婚生孩子上户口，上户口呢，他说你非法生育。 哎，对，不能上啊！对，好，你非法生育，最后说这孩子不能上户口，我这个孩，哎，宪法都规定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这个权利了，可是你怎么落实啊？提宪政论啊，宪法，宪法最高的，而且宪法不是那么有用，宪法还要写成法律条文。 是啊，就是你知道，就出现了这么一种什么呢？最后说啊，呃，这个这事儿怎么办？人家就有很多这个样的妈妈，你知道吗？人家要，人家有养孩子的权利啊，上千万。然后最后说，呃，原来啊，就是实在不行，呃，还是政府帮你忙，就是说咱们就要上户口了啊。但是呢，打个星星，不是必须找着他爸，他爸，就是他是他的亲生父亲，他的做 DNA 就是证明亲子鉴定。 好来了，因为很多男人，要不说也都是不要脸的这种男人呢就是是生了孩子之后跑了，呃，连这个手机都换了，证件也换了，最后这个妈呢找遍全国 <laughs> 找不着这爸，最后为了找到这个爸，就怎么着呢？起诉 <laughs> 到法院起诉，后来呢公安局说。 这人虽然在我们辖区，但是我们也不能随便找他，因为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讲人权的，不能随便找着一男的就做亲子鉴定。哈哈哈！哈哈！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要讲好玩的、好玩的新闻，我就给你再补充一个。我看到一个新闻，所以二十二岁的女的要要流产了，嗯，找了五个男的来陪她。 五个男的来找找来，他倒很很公开很老实，说你们都有可能，所以一起在这里陪着。我一直在想一下这个电影场面是蛮好玩的，这五个男的坐在那，里你我跟你说，你真是啊，真是真是，我也跟你讲，你这个不算什么。 一个十四岁的这个女女生啊，在做那个人流啊，后来说叫叫爸爸来叫爸爸，然后叫了三个男的同班同学，都是半大孩子 <laughs> 来，最后三个男的一人出五百块钱，平平均均均均分，少数少数。 <laughs> 那我们刚才讲这种少数问题，其实也跟我们另一个长久的一个意识形态相关，就我们总觉得少数是可以被牺牲的，是可以不当算不算数的，不算数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从过去的英雄烈士的故事来讲，就经常讲为了。 大家的利益，他们牺牲了，那这当然很值得歌颂。但是这个牺牲到了今天开始变成是牺牲一般百姓，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说中国有很多环境危机的问题，有些地方毒害土土壤都有毒了，空气有毒，水有毒了。那么这时候我也会遇到一些学者，他就说，但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这种代价。 是无可避免要付出的。为了集体，对，为了集体。那么常常这么讲呢，讲一直讲下去。如果你什么东西都讲，我们为了什么可以牺牲少数，为什么可以牺牲少数？到最后呢，被排到这个可以牺牲少数的这个兜里头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对，到了最后，它就不是少数了。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呃，这所谓的少数啊，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他。 有时候让我感觉到，比如说像我们刚刚子东做节目前讲到搭飞机那种状况，我就感觉到原来有时候所谓的少数是什么？少数只不过是在权力行使过程之中，他觉得很麻烦不想管的事。有你刚刚说的很多种制度啊，你回想起来那个制度问题出在哪？不是他一开始一个人有心恶作剧。 不会有这样的官的，对，不会有人就存心要要搞人，要怎么样？对，他纯粹就是他制定了一个规条，一个政策之后，他想的是怎么样让这很方便的运作。对，那么所有他顾及不了的情况，他想都不要去想了，根本就他因为这时候他的权利怎么样做好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最重要。其实这是种傲慢。对，这所以这就哲学上就有这样的探讨。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不能因为一百个人活命？ 就去让一个人死，在某种天平上，这一个人的生命和这一百个人的生命，也许具有某种因为因为。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